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三十四集。清晨，云雾袅袅，云海之上，灵光闪烁，太阳尚未升起，中山的一天已经开始了。广场上。 许多低阶弟子在掌教的带领下练剑，在高阶一些的弟子不必集体做早课，可以自由安排晨练时间。云梦寒和林崇玉闹僵了，林崇玉的传讯符被云梦寒拒绝，林崇玉没办法，亲自来弟子舍院来找他。然而每次云梦寒或者不在家，或者不方便，总之闭门不见。这么几次后，林崇玉也恼了。 他是中山大少，从小被周围人捧着长大。以他的身价主动来寻找云梦涵就已经是极致。被拒绝了一次两次后，他怎么会再来呢？云梦涵和林重玉陷入冷战。往常云梦涵都跟在林重玉身后，他几乎没有自己的社交生活。现在没有林重玉，云梦涵才发现自己无处可去，他只好跟着同院社的师姐妹。 他们去哪儿，他去哪儿。今日也是一样。云梦涵跟着师姐妹来练剑，走到前阳门时，一个师妹忽然拉同伴们的衣服：“哎，快看，那是不是二公子？”众师姐妹连忙抬头望去。不错，在层层白玉台阶之上，一个白衣身影侧立在前阳门前。他白衣墨发，一副纤尘不染。 衣摆在清晨的风中微微浮动着，众姐妹欣喜又紧张的相互推搡。真的是二公子，快看，我头发乱吗？啊，可惜我今日没穿新鲜裙。伊鸾阁出了新的法衣，走动时会有花瓣飘落，我特意花了大价钱买的。早知今日会遇到二公子，我今天就换上了。 他们几个慌忙检查仪容，还要努力做出矜持端庄之态。二公子仙姿凛然，举手投足间回风流血最不喜欢冒失粗鄙的举动。周围的女子一阵骚动，云梦涵混在人群中，有些无所适从。云梦涵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林清霄他心里忽地轻轻一动。前阳门是他去练剑的必经之路。 这几日，他和师姐妹们一起行动，出门时间大致是固定的，经过前阳门的时间也能很轻易推断出来。林清霄是不是专门在这里等他呀？云梦涵的心怦怦跳动起来。不光是他有这种猜测，其他几个师姐也有。众人用余光瞥云梦涵内里各怀心思。云梦涵装作对那些视线一无所觉。 按捺着心情，提起长裙，缓步往台阶上走去。云梦涵才走到一半，忽然见林青霄动了，他讶然抬头，见看到林青霄从他们身边擦肩而过，云梦涵只来得及看到林青霄鲜白的衣角以及一张清冷无双的侧脸。云梦涵眼神下意识的跟着他，他回过头。 只见林清霄走下台阶，倏忽间就在原地消失了身影。而此时，他身上清冽的寒气尚未消散，长街上依然留着一股清极锐极的冰灵气。几个师姐妹一起炸了锅：“他走了？他不是在等云梦寒，那他在等谁？”林清霄提早到前阳门，他在前阳门等了一刻钟的时间，终于确定了一件事儿。 洛寒睡过了，又过了一刻钟，林青霄重新出现在乾阳门，而这时他身边跟着另一个白衣女子。洛寒无精打采，被早晨的风一吹，越发困顿交加。钟山在云层之上，本来高度就高，再加上此刻太阳都没有出，清晨的风吹来，相当动人。洛寒低头看了眼时间，心态崩溃了。 刚过六点，你疯了吗？这么早拉我出门？都卯时出了，低阶弟子早课都要结束了。林青霄脸色肃穆说道：“今日只此一次，以后不许这么晚了。明日最低卯正一刻，必须到达前阳门。”洛寒默默抱着胳膊，觉得这样的生活比他高三都过分。洛寒蔫巴巴跟着林青霄上台阶，嘴里喃喃的说。 太阳都还没出呢，真的太早了。林清霄没有理会洛寒的抱怨，只是伸出手，修长白皙的手指指向东方，淡淡的说：“已经日出了。”洛寒回头看向东方，此刻，东方云海已经是一片绯红，忽然一轮圆日跃于云层之上，仿佛一眨眼的功夫，太阳就完全升起来了。 洛寒不由伸手遮住刺眼的阳光。林清霄立在他身边，见状低声说：“走吧。”洛寒点头，跟着林清霄往前阳门里走去。果然，洛寒到达时，练剑的弟子们已经结束了早课，此刻三三两两散在广场上。他们看到林清霄远远就相互拉扯示意，但是没一个人敢上来搭话。 林青霄不必和普通弟子一样在广场上练剑，他有专属的修炼之地。林青霄一直把洛寒带到一个悬崖边，洛寒正要询问，就见他打了个法诀，随后云层中浮起点点石块，大小不一，弯弯蜒蜒通往云层深处。悬石的尽头是一块倒锥状的巨石，洛寒有些愕然地看着这一切。 凌青霄照出飞云台后，微微后退一步，示意洛寒先走。悬崖边就停着一块浮石，洛寒试探的迈了一步，踩上去意外的踏实。要不是他漂浮在云层之上，洛寒几乎以为自己还踩在地面上。洛寒站在石头上后，望着前面另一块隔了差不多有一米半的浮石，陷入沉默。洛寒问。 如果踩空会掉下去吗？林清霄关了禁制，静静地说：“当然。”洛寒默默的嘶了一声：“你让我上来之前，可没和我说这回事。”林清霄耐性好，依然不紧不慢地等着他。你学过飞行术，就算掉下去，也不过是在飞上了。听听，这说的叫人话吗？ 洛寒试探地看了看底下的云层，立即头晕目眩。我我好像多了个毛病，我恐高。无妨，林青霄口吻依然平静淡然，练多了就能治好。纸上谈兵无用，你昨日学了轻身术，正好今日实践。林青霄说完，短暂地停顿了一下，随后又平平淡淡开口：“昨晚让你回去背，你应该背了吧？” 洛寒无语凝噎，苍天可见，我昨夜回去真的背了，但是，但是我哪能想到昨天刚学，今天就要动真格的呢？洛寒默默在心里回忆轻身术的口诀，他来回背了两次，还是觉得不稳妥。他身为天道，菩提树等花了那么大功夫送他回来，是为了让他拯救世界。要是他在跳石头的时候掉下去摔死，岂不是颜面无存？ 洛寒呼气吸气，酝酿了好久，就是不动。林青霄这么好的耐心都有点受不了了。你在等什么？我在酝酿。洛寒严肃道：“事关性命，不能马虎。”学习的时候从没见他这么大的决心。林青霄其实是有点无奈的。你放心，不会有事的。他就站在这里。 还能真让洛寒摔下去啊只是用这种方式逼他认真罢了。但是，洛寒似乎有点太入戏了。区区两步的距离，他稳健的过分。洛寒再三确认了自己没有背错法诀，不会漏词缺字，才谨慎的往前跃了一步。轻身术顾名思义，会让人身体变得轻盈，一跃三丈。 洛寒在现代时体育不算差，但也算不得好，只能说是普通女生水平。但是这一次她脚尖轻轻一点，竟然轻飘飘跳过了一米半的距离，不比走路更费力。洛寒回头看了看，有些吃惊。林青霄站在悬崖边，依然平静耐心。他对着洛寒微微点头，眼神让人格外安心。请可放心。 不会有事的。洛寒略微有了谱，一步一步往前跳，石头之间的间距渐渐拉长。洛寒每跳一步前，必然反复斟酌，确定有把握了才行动，将“狗”字一绝贯彻的非常彻底。看得出来，他真的很怕死。林青霄在后面轻轻的、无声的叹了口气，洛寒却完全不觉得自己怕死，他这是谨慎。 他已经是天道了，只要六界不出幺蛾子，只要林清霄不要想不开去灭世，他就可以与天地同寿，真真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所以洛涵不需要努力，也不需要奋斗，他只需要稳稳妥妥的活着，活得够长，他就赢了。综合起来，只有一个字，那就是狗。洛涵沉浸在青山树中，不知不觉已经走了一半。 他发觉好像很久没有听到其他的声音了，恍然回头才发现他已经走了很远。此刻前后都是云雾，云层浮动在他身边，将他的衣袖吹得悠悠起伏。洛寒莫名有些害怕，林清霄呢？其实洛寒也知道，有林清霄在，他绝对不会真的掉下去的，但是心里笃定是一说。 现在看到林清霄不在，他还是会本能害怕。洛寒望着白云深处，试探的喊：“林清霄白雾茫茫，无人回应。洛寒正在奇怪，云层中忽然飞出一道冰凌，直冲着洛寒的位置而来。洛寒被吓了一跳，赶紧使用轻身术跳到下一块浮石。然而还不等他缓过劲儿，新的冰凌就接踵而至。 一个清冷的声音从云深处传来：“专注，不要分心。”洛寒狼狈的躲开了好几个冰灵，因为害怕，自然也来不及斟酌法术对不对，几乎一站稳就赶紧往前跑。这样一来，洛寒使用轻身术的间隔大大缩短，因为身后的冰灵根本不留给他思考的时间。洛寒在心里怒骂。 林青霄这个魔鬼，他根本不做人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。